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每当夏天来到，我们就会在花园里、草坪上看到轻轻飞过的蜻蜓，而在池塘边。 我们还会看到蜻蜓用尾巴在水面上一点，然后飞走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其实是蜻蜓产卵的动作。第二年春天到来时，小蜻蜓便会破卵而出，慢慢长出跟妈妈一样的翅膀。蜻蜓常常一边飞行一边寻找小昆虫，一碰上猎物就会立刻进攻。它们用六只脚把猎物勾住。 然后送入口中。据科学家研究，蜻蜓靠运动伪装来追踪猎物。蜻蜓慢慢靠近猎物，在猎物的眼中，飞行的蜻蜓好像是个固定的点，因此完全不知危险已经来临。蜻蜓的头顶有一对亮晶晶的大眼睛，这就是复眼。复眼给了它们非常敏锐和宽广的视觉，所以。 蜻蜓能在飞行时看清各个方向、每个角落的动静。十一，蜻蜓用尾巴在水面上一点是在干什么？十二，蜻蜓用什么方法追踪猎物？ 十三，蜻蜓为什么能看清各个方向的动静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在春天或夏天的雨后，我们常能看到慢慢爬行的蜗牛。 小小的蜗牛背着重重的外壳，一副吃力的样子。但这个壳却是用来保护蜗牛的房子。一旦遇到危险，蜗牛就会缩进里面，躲过侵扰。蜗牛大多生活在温暖潮湿的地方，喜欢在植物丛中躲避太阳直晒。蜗牛以蔬菜、青草、瓜果为食。它是怎么吃东西的呢？ 蜗牛的舌头上有一百三十五排整齐的角质牙齿，总共有一万四千多颗牙齿，称得上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。蜗牛就是利用这些牙齿刮下蔬菜、青草和瓜果皮来进食。蜗牛的头上有两对触角，一对长，一对短，长触角上的两个黑点是眼睛，不过视力不太好，幸亏。 这对长触角能伸缩自如，摸索前进，帮助眼睛了解周围的情况。蜗牛的那对小触角具有嗅觉功能，如果受到损伤，它们就很难找到食物了。十四，蜗牛的外壳有什么作用？ 十五，蜗牛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？十六，蜗牛利用什么来吃东西？ 十七，蜗牛的小触角具有什么功能？